臣随你去吧，大周国运何至于此啊！先 <laughs> 帝，先帝啊！太后，定都侯萧池也联合锦衣卫同知沈泽川行刺天辰地，谋逆叛逃，事发已有几日。 天辰帝未有子嗣留存，臣恳请太后主持朝政。韩城，天辰帝驾崩初始，哀家便说过了，后宫干政不合规矩，怕会多有非议。太后，国不可一日无君呐，恳请太后主持朝政。 恳请太后主持朝政。 <sighs> 你们这是逼哀家呀！罢了，如此，哀家便暂代朝政吧。是我海良仪，我海良仪无用啊！ 太医！太医！太医！快传太医啊！晋江文学城，唐九卿原著，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。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二季第九集。 老师，您醒了。我我有罪，我叫人熬了药，咱们先把药吃了。我有罪，老朽残躯，就让我随先帝去吧。老师，药是一定得吃的。 如今天下大乱，所有人都还等着您来再定乾坤，您千万要保重身体啊！再定乾坤，孔丘啊，我我已经回天无力了，大周怎么就怎么就到了这般境？ 心胸狭隘，他如今得了势，满朝文武皆要惶惶不安。他必走了萧池野，李北便再无枷锁，从此，从此疆土崩裂，乱世将起，李氏的百年江山。 断送于此。老师，老师，来人，快来人！阁老卡血了，我来吧。园主，你来了。我有罪，我有罪呀！ 我害人时，一生蝇营狗苟，钻研宦海，却是为这些人做了嫁衣。我，我老师，老师病重，勿要忧思过甚。我来服侍老师歇下吧。孔尚书，外边稍候。那便有劳了。 老师已经睡下了。嗯，空尚书久等。 老师膝下无子，有你照顾，我很放心。唉，今日是我不对。老师刚醒，就与他提起朝中政事，叫他伤心。老师虽然抱病归家，但仍心系政事。即便你不提，他也难以释怀。与其憋在心中，倒不如哭一场。 只是，如今局势不稳，老师也休息不了几日。皇上去了巨然，眼下太后主政是木已成舟，韩城一系又掌控去都兵权，如此局面下，咱们已然落入下风。也不知李北京此一事，往后该怎么办呢？事已至此，紧要的是商议对策。 韩城原职是锦衣卫指挥使，他想要入内阁主事，便是僭越。虽说他能求请太后下旨，但朝中必会有所非议，这便是他的把柄。况且魏怀古已死，内阁中他的空缺就得由孔尚书你来替补。如此一来，朝中大事还是得由以老师为首的诸位大人们参酌。 可是内阁更换全在太后一念之间，她若是借口换人，我们又该如何？ <laughs> 太后不姓李，代行天子之权也只是情急之策，不能服众。眼下紧要的是戚家，戚竹英绝对不会任凭太后与韩城在去都胡作非为。太后既然想要拉拢戚家，就不会在此时失了分寸。 孔尚书与其担心太后换人，不如担心韩城的后续安排。韩城一心攀附太后，他已经成功了。 <laughs> 依我愚见，恰恰相反。此时看来，韩城确实在攀附太后。可是长远的看，反而是太后在攀附韩城。太后主政。 是因为皇帝没有子嗣，朝中不可无主，朝臣迫于无奈才会让步。但是大周一定会有新的天子。韩城手上握着锦衣卫与八大营，他既然敢威逼萧池野对明礼堂下手，这就表明他有恃无恐。你的意思是，韩城难道还有皇嗣在手？光成帝时常出宫外宿，有没有皇嗣？ 不好说。只是局势已经到了这里，韩城即便没有皇嗣在手，也会想方设法推出一个人来。韩城手里有兵马，还有锦衣卫。他若真想强推一人做龙庭，都官都是拖家带口的人，未必肯与他产生冲突。那我们……对了，萧池也带着禁军离开曲都后，眼下该到哪里了？ 看时日，该越过丹城，还未到达中国境内。娃儿，你这样年轻，你还有机会。我把此生所学全部教育你，着我好不好？不是还有师父和先生吗？ 我要你为我杀宿仇，却不是要你变作忘记自己是谁的刀。你是个人吗？瞒天蓝地，不如放了他，去成就你的天地。兰州，走吧，别回首了。先生替你扛住那三万冤魂，你不要怕。 我们同入修罗道，爱在一起。不要干净了。你要与我说什么？兰州，看着我。你要与我说什么？ 我保证，我的兰州再也不会痛。 你们接着练。属下参见大帅。大帅，消息到了。去都还是边郡？两边都到了。这场大雨把去都洗了个彻底。萧家二公子仓皇逃脱，带着两万禁军已经跑到了中博边境。看样子是要去磁州。哼，这小子跑得挺快。军粮案在前。 围杀萧池也在后，李北王这次肯定要动怒了。李北若是反了，咱们就要往中博六州添设守备军，中博兵马也将归到大帅麾下管理。中博那么大的地方都划到我名下，我也不敢接啊。去都的事不急，你先给我说说，边郡守备军到底怎么回事？陆广白打场伏击战，是打到边沙老家去了吗？大帅。 陆将军这次不顾军令，追着边沙骑兵越过了线，我疑心今年军粮减半，边军不好过。我借着老爹的名义，在河州跟严氏签了笔欠款，这银子就是要给边郡守备军买粮食的。你跟我说疑心，没证据的话，我一概不听。大帅，没证据的话，我也不敢说。我这次去边郡探查前几日的军情，发现陆将军不仅没有回营。 甚至调走了烽火台上的守卫军。他把守卫军也调走了。是，我听闻擅闯我启动大营，让开！知道这轿子上的是谁吗？管你是谁，擅闯大营，一律按军规处置。好大的口气呀！敢拦我的轿子？不晓得我是谁吗？我可是皇上亲口御封的千军呢！你快去通报，告诉戚伟。 属下在。你去招呼招呼这去都来的太监，就说我忙呢，没空见他。是。我现在要去边郡，陆广白不是会做陶匠的人。我回来以前，若去都过问我的行踪，就说我不在。还有，看紧我爹，他要是跟去都传信，你就截下来，告诉他老实点 大帅，对了，去都近来事多，没有半个月定不下来。跟花家的婚事肯定要延后。你叫人把家里那些红绸先撤了，那都是银子。撤。兄弟们，快歇歇。娘，是被八大营那群王八蛋追了这么多天。 不烫了，兰州，把药喝了。好。主子，韩进带着八大营和锦衣卫，已经在背后紧追不放许多天了。 如果不能再说服淄州州府周贵对咱们放心，以前击退韩进，他定会带着去都的调令，强行让周贵直接封城，把咱们堵死在中波境内。与韩信这一仗，难不在于打，而在于能不能快打。看这地图，韩信敢追这么远，是因为背后就是丹城，丹城的粮仓。 对于他手里的八大营敞开大门，而我们两万人跑到这里，凭的是一口气。想要通过磁州到达黎北，我们就必须先解决没有粮草支援的难题。有话就说。磁州跟咱们是老相识，让周贵借着不知去都近来发生何事的名义，给咱们先借些粮食应急，这样不行吗？不行。 在这个关头，一切动作都意味着站队。周贵但凡这么做了，在曲都眼中，他就已经是资助叛军的叛党。周贵还有一家老小，他绝技不会这么干。公子勿忧，杨哥不是去筹备军粮了吗？他肯定在往咱们这里赶。陈阳筹备的军粮已经发往了离北，那是供给离北铁骑的粮食，没有多余的部分能够补填禁军。 若我们此刻返回头去攻下丹城，将粮仓中的粮食尽数带走，那么到了磁州和周贵，一切就都好谈了。不可，此刻回去，我们在路上消磨的时间太久。况且丹城有直通船城和曲都的冰岛，就算曲都调遣援兵需要时间，我们也未必能迅速攻下。 回去攻下丹城，时间上确实受限，但也不失为一个办法。老胡，你从前只在去都里边跟八大营打过一场巷战，现在出来了，不懂的就多问问。以后让你带兵拿主意的地方多，你也不会次次都有沈大人提点。肯栽跟头玩一玩，就是前途无量。是。韩进是去都子弟。 平素只有在猎场上跑马的份儿，所以他一时片刻追不上我们的脚程。我查看过这周围，此处地势适宜打伏击战，甚至不需要咱们两万人都出动，就能打韩进个措手不及，还能趁势截了他的粮。韩进怕你呢，一路上追得畏畏缩缩，想要让他中埋伏，得先有个诱饵才行。没有诱饵，咱们就给他造一个。 丁桃，你今夜带人去沿途的镇子上吃喝，就说禁军跑到这里，因为你主子穷得没钱买粮，又出不了中博，所以军心涣散，出现了许多逃兵。如此，韩进必定会认为我已露出破绽。哦哦哦，好。老虎，我带五百人在这里等他。这里往东是泥沙河，两面靠山，一面贴着林子。你带着两千人。 在那里埋伏，是。除了这些，丁涛，你还要说我与侯爷不和，在途中多次争吵，已经到了分道扬镳的地步。内外皆是困境。你记住，要多惨，就说多惨。桃子能演吗？哎，你在这儿先跟我们说一遍。故事我都创作好了。 你们听听看啊！天呐，地呀！我主子被人害得好惨呐！八大营像狗似的穷追不舍，追的主子连喝粥的钱也没有了。我们离开曲都是逃命，兜里跟羊粪球一样光。主子在神武大街的耳饰铺子里还欠了好几千两银子呢，现在也还不了了。 沈大人淋雨生了病，可是我们没钱请大夫，贫贱夫，嗯，百事，嗯，大人眼下也气了我主子，现在兵马都饿着肚子跑路，我太饿了，就带着几个兄弟跑到路上打家劫舍混了点钱。 我们原本都是好人家的儿郎啊，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？我们要去丹城投奔韩进，韩进好啊，韩进有钱还有粮，跟着他才有前途，前途就是不错。 <laughs> 主子觉得你说的很好，老虎，扒了他的小袍子，糊他一脸泥，再给他三串铜钱，让他赶紧上路，不用下馆子吃喝了。 你就在镇子里头沿街敲碗。你这什么眼神？巴巴的望着兰州干什么？柱子，我。 <laughs> 桃子，来吧。是你自己换，还是哥哥动手啊？哎哎哎哎哎！大人救我！哎，小桃，好好把你乔装打扮一下。 追了他娘的多少天了！是，真是累死老子了。追他跑了！咱们八大营在齐都，何止是过这种鸟子，就是，带着禁军这群混子，咱们不出十日，定能归都。没错。是。哎，回去啊，咱们可得好好歇歇。好好歇歇。报，进来。禀报韩总督，又逮到一名禁军逃兵。又逮到了。 这萧池野当年带领禁军，在南林猎场时可杀了咱们八大营不少人。如今这些禁军又跟着萧池野叛逃离都，怎么此刻倒是说散就散？怕不是有诈？总督，属下瞧着倒不像是作假。这些抓回来的逃兵，活像是饿死鬼投胎。属下命人给了他们些干粮，吃饱了才有力气答话。据他们说，禁军一气跑到这里。 没粮没营地，早就人心涣散了，根本成不了气候。嗯，叫人把这些禁军逃兵收押看好。是总督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哎，等等，你先去把高仲雄给我叫来。高仲雄？哦，就是那位曾经领头太学学生闹事，被下了大狱，出狱后就转投咱们帐下的那位幕僚高先生吗？正是的。 他平生最恨萧迟野这般行刺叛逃的国贼之流，追捕禁军一事，我得与他从长计议。情形就是如此，高先生有何见解？依韩总督所言，萧迟野已是穷途末路，那就绝不能容他这样流窜在中博境内。总督，咱们八大营兵强马壮，还有锦衣卫协同办差，又有丹城为依靠。 我看事不宜迟，应当马上出兵追击。可，可是萧池也还有万余禁军，他们又是经过南林猎场的真汉子。若是这其中有诈，眼下禁军军心涣散，万人与一人也没有差别。更重要的是，咱们已经追到此处，若是不能尽快将萧池也捉拿归案，总督又该如何向区都交代？唉，可若是这一切…… 都是萧赤野与磁州州府周贵狼狈为奸设下的圈套，咱们贸然出兵，岂不是要白白被他们坑害啊？总督，那周贵也是有家室的人，他怎敢放着好好的官不做，跟着萧赤一个叛贼谋乱？我们眼下出兵，必定会打萧赤野个措手不及。到时候，只要咱们乘胜追击，在萧赤野进入磁州前捕获他，这就是大功一件。也是，也是，你说的有理。 将士们听令，萧池也率禁军犯上谋逆，叛逃去都，眼下已然走投无路。众将士随我搜遍这林子，必能逮捕叛贼。追随走督，活捉叛贼！追随走督，活捉叛贼！追随走督，活捉叛贼！出发！是。 快，兄弟们，走，去那边看看。是是是，你们，诸位，里面这几个，我们锦衣卫是协同搜捕，你们凭什么指挥我们？行了，别吵了，咱们就自己自己看看。看到没有？没有。你们几个，去林子里搜，快快。报，快说，是抓住萧驰野了。总督，兄弟们在小溪边看到有人，看背影像是萧驰野。哈哈哈，好啊，去。 把八大营和锦衣卫的人都叫回来，随我一起去抓捕萧驰野。是，撤，撤，撤，撤。哎，叛贼在此，快抓住他！韩进。 潘总督，草丛里有叛军！拿下叛军，诛叛军，朝廷诛诛有赏。区区几百人，心想事成。包大爷！哼，侯爷，你也有今日！撤！撤！想跑？来人，给我追！撤！ 萧驰野，是陷入了绝地，是快束手就擒。咦，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让我束手就擒。吁！萧驰野，你看着周围，全部都是我八大营的士兵。你如今已经是四面楚歌了，还挣扎什么？ 你现在求情，还能饶你一命。你要我死可以，我只问你，韩城他怎么自己不来？哼，我大哥如今是摄政王，公务繁重，哪会来这里与你周旋？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想逮捕你们萧氏，就还有一线生机。 你一人犯下这样的滔天大错，如今却舍得让你全家赔命吗？我确实犯了许多错，但轮不到你们韩氏来与我对谈。兄弟们，上！兄弟们，这糟了，韩子都，咱们中计了！这些逃兵竟敢设计于我！撤！ 前进！前进！军听令，两名包抄，把他们围住，一个都休想逃掉。是。 撤！撤！怎么回事？怎么不跑了？快啊！沈子川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不是说他和萧十也分道扬镳了吗？从督先往后退。镇抚大人，今日你我相逢便是缘分，念在大家过去同在锦衣卫办差的份上，放我们一马如何？兄弟们皆是受人所托，担着任务。 有些事不得不做，我知道。撤。吁！兰州，镇抚大人前途无量，何必跟这个叛贼在此受难？你若是肯放韩总督归都，韩城大人必定会不计前嫌。到时候，咱们兄弟一起恭迎镇抚大人归都。我对韩城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。 这次你们回去，就替我给他带份谢礼吧。啊！疼疼！沈泽川，你好歹也曾是锦衣卫的人，怎能下手如此狠毒？怎么样，韩总督觉得韩城喜不喜欢这礼物呢？ 要是觉得少的话，还有。保护韩总督！杀了谁是叛贼！不要恋战，护着韩总督出去！够胆你们动他试试看！ 我放开我！你们，你们，你们这群反贼！你们知不知道，我大哥是韩城，是摄政王！闭嘴！给，吃点。再乱动，就跟地上这些脑袋搬到家的一个下场。主子已经点清了，八大营尽数剿灭，只留了韩进和一名锦衣卫。好，将韩进押下去，顺便收拾点谢礼，让这位锦衣卫兄弟给韩城带回去。是。 赶紧带下去！ <laughs> 放开我，沈德川，你快放了我！我大哥是如今的摄政王，他不会饶了你，不会饶了你的。兰 <laughs> 周，做什么去？去西边清洗一下，我与你一起。哎，过来几个人将此处清理干净，咱们今夜要在这里停留。是是。只留一个锦衣卫的残兵回去。 他未必肯真的带回来。他是锦衣卫，只要头没断，就得做完任务。寒剑落在我们手中，他若不能把消息带回去，就是任务失败。左右都是死，不如死的漂亮点。况且那一麻袋的人头，都是带腰牌的锦衣卫，他得让兄弟们落叶归根。这是纪无凡在锦衣卫时就有的传统。 手里冷，嗯，这样握着就不会冷。而坠子落在了曲度，到了里位，重新给你打。几千两银子还赊着账，先拴紧裤腰带挣钱吧。二公子，我可以嫁进有钱人家。 借机换钱，一夜五百两。有事？怎的不过来说？这不是没想到该用什么姿势走过来吗？ <coughs> 主子，都收拾好了。今夜是不是？韩建还想着尽快回阙都，又有丹城填充。 他此次带的粮食肯定不多，今夜都上灶煮了吧？我们明日一早继续往东北去。是。哎兄弟们，饿了几天？今日大家吃好喝好。 如今锦衣卫四分五裂，费胜带着他在锦衣卫的旧部不知所踪，韩进又被咱们抓了起来，韩城啊，肯定被气得骂娘啊！哈哈哈哈想想就他娘的舒爽！ <laughs> 小麻雀，快多吃一些，怎么感觉你都瘦了？兰州，你吃这个馒头肉干，这都是哪里来的？你二公子前几日给你省出来的，快吃吧。嗯，主子，我已听从你的安排，差人去给周贵打着招呼，让他有个准备，等后日过了四周。 主子就能回家了。给周贵打个招呼，是让他配合我们演一出戏。韩进在我们手中，他不得不让路。嘿，这韩进呐，真是来得及时。前日咱们还想怎么过此州，他就送上了门了。 <laughs> 嗯，好吃，这饼啊，还是老味道。 早些年，我在登州守备军里也吃过。如今再看看这中博，已然与从前大不一样，几乎要认不出来了。老虎，我六年前就来过这里。说真的，这里还好呢。你往更东边去，那才是真正的不一样。桃子，你当年见的，那都是中博战后的景象。 没见过这里曾经的模样。我小时候跟着爹娘去过敦州，真大呀，快比得上去都那么繁华了。正旦时街上的火树银花美得很，鳌山也起得漂亮，人挤着人，那么多的人。端州的野菜很好吃。 哎，我在李北就听人讲过，端州冬日里的一把野蔬跟金子一样贵。嗯，好想吃啊！公子，你常吃吗？春日冰雪消融，我师娘就摘最嫩的野菜包饺子。呵，我也不常吃，才记得清楚。 <laughs> 我想吃。 咱们以后肯定有机会，我记下来就不会忘了。出息！你什么山珍海味没尝过，还惦记着野菜啊？啊！哈哈哈行了，不早了，都睡吧。明日启程赶往磁州。是，主子。哎呀，走了，桃子，去那边睡，凉快啊！啊，我觉得这边也挺……哎，快走！别拽我呀！快点！哎，你拽我干什么？哎呀！ 过去过去。给，嗯，哪儿来的包子？丁桃从镇子里带回来的，让我藏着吃。那你快吃啊，再留着就凉了。我吃饱了，你吃。喏，一人一半。张嘴。 还热着呢，剩下的你吃，我吃不下了。等过了磁州，就离家不远了。那两百万的聘礼是带去离北，还是搁在磁州？你也得拿个主意。葛青青得了信儿。 想必会替你看好谢家的生意。等我们到了离北，陈阳、古今和乔天涯也该赶回来了。到时候咱们再置个新院子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子安，我不能跟你去离北。我离开了曲都。 却仍然身处牢笼，这就是对我曾经心存侥幸的惩罚。先生把一生的信念托付于我，我曾经许诺要为他走到这场战争的尽头。我必须尽快寻找到新的出路。我们过去的隐忍，是因为大周似乎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。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，它早已经是日薄西山。我放弃继续隐忍，我将选择另一种方式去战斗。我要留在中国。你曾经对澹台虎说：“国耻犹未雪，家仇尚未报。”没错，中国遭受的耻辱。 就该在中博学习，这是我要做的事情。有一天，我们将驰骋在离北的天空下，那是我足够强大的时候。两百万取不走李北王的狼崽，这样的聘礼，配不上我的萧策安。我在中博，来日就是你坚不可摧的盾。 我的后背交给你，你的胸膛交给我，我们缺一不可。我要在黎北给你挑最好的马，我们就在中国与黎北的交界线上搭建屋舍，每月都要见。说定了，你要娶我两百万步。 我要千金难买的兰州香。 和茫然，挽不住。 这个风流挑大的家伙，现在看清楚了，这还不够旖旎，还差点意思。今夜五百两，包赚不赔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你在侯爷身边好生伺候吗？大人，得探听清楚才能对症下药，不是？ 侯爷身边站着的，那是什么样的人物？我连衣角也不敢碰，人家两个情投意合，谁也不拿正眼看我呀。我以前也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对大嫂。